第十五课，教育孩子的艺术。一、听力。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判断对错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。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。不管什么时间，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 一，经历过那次失败后，他改变了许多，不再像以前那么粗心了。大家都说他现在做事仔细多了。他做事比过去仔细了。二，你的那双袜子破了。 我把它扔掉了。我给你买了一双新的，放在沙发上了。你试一下，看看合适不合适。沙发上的袜子是旧的。三。昨天晚上我一直工作到很晚才睡。 结果今天早上手机响，我完全没听到。醒的时候已经九点了。他今天六点就起床了。四，大人有时会羡慕孩子，因为孩子的世界没有那么复杂。 所以他们总是很快乐，同时孩子也是最诚实的，不会怀疑别人，更不会去骗人。孩子更容易获得快乐。五，父母对孩子必须做到言而有信。 一定要说到做到，如果实在做不到，就应向孩子说对不起，并解释原因，否则孩子会认为你在骗他。父母对孩子要讲信用。